之前啊，咱们用这个比较长的篇幅啊，把这个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这个明斯克还有斯摩林斯克战役呢，给大家讲的是够不够了了啊？基本上呢，这个有意思的过程细节啊，该说的都说了，是吧？然后可能这个时候有人就听得有点乱了哈，就问我，哎，说你不是说这巴巴罗萨计划德军是兵分三路吗？是吧？ 这个北起巴伦支海，南到黑海，你怎么不一起说呀？啊，这个道理太简单了，是吧？我说这一路你都快晕了，我要是把三路都说了，你你就该圆寂了。啊一起说太乱，啊所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这花开三朵得一支一支的表，是吧？那为什么从这个中央集团军说起呢？因为特别重要啊。 相对这个南北两路德军的进攻啊，直插莫斯科心脏的中央集团军群，无论是从兵力配置还是战略权重啊，都是这毫无疑问的啊首屈一指是吧？你看德军最强大的力量是装甲集群，装甲集群一共四个，中央集团军群就配了古德里安和霍特的两个装甲集群。 空军力量呢，也配属了凯瑟琳元帅亲自指挥的第二航空队，所以攻取莫斯科啊，那么这个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那打下这个占领敌国首都，一般就意味着敌国灭亡嘛。到了一九四一年的八月，斯莫林斯克战役临近尾声。 德军是胜券在握，是吧？这个哈尔德大将已经告诉希特勒了，完了，苏联已经完蛋了，那准备庆功宴吧，今日痛饮庆功酒了，已经是吧？一次又一次的大量歼灭苏军有生力量，但是呢，德军在斯摩林斯克战役当中啊，也付出的非常惨重的代价啊，尤其是这个时候给德国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刚刚歼灭了一大波苏军有生力量。 啊！没几天，苏联人脸吧脸吧，兵力装备，爷又来了啊！臭不要脸的又来了啊！这个这撒豆成兵一般是吧？你你这你说你这帮咋整是吧？所以在这个苏军啊，就跟苏军一对比，人家越打越多，可怜的这个德军呢，却连预备队都没有了。那咱们讲啊，一共就从西线调出来二十四个师是吧？ 所以，这个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在给这个最高统帅部的伤情报告当中，就这样说：说面对啊东线这种减员的情况，目前的办法呢，就是只能等待伤员自己这个康复返回战场，没有预备兵力补充，是吧？所以你说这参谋长混到这一步，说出这话来。 也够窝囊的，因此你看那个德国人在二战的时候，他是有一种战伤勋章嘛，那他是专门就是发给这个作战负伤的士兵的勋章啊，别的国好多国家都有啊，德国就是一就最著名就是战伤勋章，希特勒也带着一个，他是一战的时候受过伤啊眼睛上毒气差点没熏瞎了嘛啊，战伤勋章有黑色、银色和金色啊这三种啊，就是你。 受点轻伤，刚受伤给个这个啊，自个儿腿磕磕掉块皮，可能都给你一个黑色的啊。然后伤的比较重啊，或者再返回战场的啊，二次负伤的给银色的啊。然后几乎离死差不远了，啊这个给金色的战伤勋章啊。所以你看，基本上这个前线德军士兵就不带战伤勋章的就就找不着了，基本上啊，就基本上人人有战伤勋章啊，有银色有金色的。 都不新鲜，打带着金色战伤勋章还上前线，那几乎相当于不死战神了，是吧？所以你也可见他这个兵力这个就少到什么程度，是吧？明显看出来德国是经不起消耗的，那甚至经不起迟滞啊，就跟那个一阳指似的啊，你要么一下子把对方戳死啊，要么你手指头呢就被戳断，那对方反身就把能把你整死，没有第二下，啊 所以，这个此时此刻，以布劳希奇元帅和哈尔德大将为代表的陆军总司令部，以及以伯克元帅，当然还有古德里安大将为代表的前线指挥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吧？现在最明智或者最本能的方式，就是赶紧毕其功于一役，啊，加把火，给个油，啊，把莫斯科拿下来，完成一个里程碑一样的目标。 这个时候的莫斯科的地位啊，跟拿破仑时代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啊，莫斯科是整个苏联无可匹敌的政治中心，是吧？沙俄时代呢，尤其是彼得大帝之后，统治者主要政治活动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只有沙皇加冕或宗教祭祀活动的时候呢才会去，啊类似于这个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 啊，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拿下莫斯科，对于苏联军心民心肯定是相当巨大的打击，都会被动摇。甚至德国总参谋部预测到苏联可能会因此解体。更为重要的是，自从一八五一年圣彼得堡到莫斯科铁路建成之后，莫斯科居天下之正中，决定了日后必然成为整个俄国以至后来苏联铁路枢纽的地位，是吧？ 现在咱们都能看得出来，俄罗斯的铁路、公路甚至航线都是以莫斯科为中心，呈巨大的放射状分布。所以，一旦莫斯科被攻占，苏联跨地区兵力、物资调动几乎就可以说不可能了啊！你乌克兰的粮食要想运到列宁格勒，想都别想啊！就直接把你这个交通枢纽给占领。所以这个。 计划挺不错啊，指挥部跟前线呢也算是上下一心啊，撸起袖子加油干，赶紧干啊！但是呢，有个人不乐意这么干，谁呢？你想，能干涉最高军事决策的还有谁啊敬爱的、搞笑的、神经质的小胡子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呗。前文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希特勒对于战争中的经济因素，尤其是石油资源啊，有一种近乎宗教信仰一般的虔诚，在他看来。 只有军事因素的莫斯科不能说是无关紧要，至少呢可以先放一放。他看来呢，夺得了北方工业中心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南方的乌克兰这个面包篮子，以及再往南延伸到巴库啊，这个油罐子，是吧？把苏联的战争资源变成自己的战争资源，这时候再往莫斯科进行向心突击，那是手拿把攥的事儿啊！其实这个。 开战前，希特勒就这么想，只不过呢，在布劳希奇元帅和古德里安大将为首的陆军压力下妥协了啊。但这个时候呢，南北两个集团军群进攻不是特别顺利，那中路为了这个不重要的莫斯科啊，又消耗掉如此巨大的兵力，所以这一次小西同志得亲自插手了。八月四号，希特勒飞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把将帅们叫到一起开研讨会啊，说是研讨。 其实呢，就是主要听他一个人喷。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当前德军东线进攻战略重心调整的问题。前线指挥官们是先入为主了啊，极力反对动摇以进攻莫斯科为先行方针的战略中心。伯克元帅甚至毫不妥协地说：“必须无条件的向莫斯科进攻，别的地方甭想。”希特勒耐心听完了这些人的汇报跟观点。 然后呢，开始给大家洗脑，上传销课啊！先是热情洋溢的推销了一下他的战争经济学啊。列宁格勒是重要工业区，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你们不懂经济是吧？我懂是吧？然后就是乌克兰，这里的战略物资将极大缓解我们目前的消耗。更重要的是，克里米亚半岛的苏联空军极大威胁了我们在罗马尼亚的油田啊。旁边的将领们用笔。 加无奈的神情，听着这个波西米亚下士给他们洗脑，操哪，这个二逼是吧？但是没办法，啊。然后他建议中央集团军群霍特集群向北增援列宁格勒方向，而古德里安集群向南增援基辅方向的南方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的将帅心想：你建议啥呀？啊，你是元首，你想咋样还不咋样吗？啊。 在座的将领没人点头，也没人摇头，当这希特勒是一包空气，当他不存在，是吧？总之，希特勒最后明确的告诉这帮将领们：“你们想进攻莫斯科是吧？没门啊！”这帮人听完之后，丧白耷拉眼的散会了。那没什么道理好讲了，是吧？把这个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用屁股决定脑袋，用不专业的思想去指导专业的事儿，那这你能说啥？ 就连对这个希特勒向来百依百顺的宠物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啊，都表示反对。但是除了挨了一顿臭骂之外，无济于事啊。希特勒说呀：“凯特尔的这个脑子只相当于一个电影院卖票的，是吧？所以我能让你当元帅，你跟我牛逼再牛逼，你们回电影院卖票去。现在还在网上订票了，你就失业了，是吧？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是吧？” 但是希特勒开完会不久啊，就生病了。啊这个天助德国，动脉硬化啊，要做手术啊，所以没精力呢去管执行的事儿中央集团军群的人呢，按照自己的命令进行休整，准备歇好了，直奔莫斯科。反正呢，你也是建议，我们可听可不听。希特勒在病床上养病呢，他伪光正的方针没人执行啊，这事儿呢，他竟然一直都不知道。 啊，但是纸里包不住火呀！希特勒这是微创手术啊！过两天出院一打听，我操！说你们拿我的话当出宫是吧？我这话就不是圣旨，也不能是手指啊，是吧？那这个前线是不是有人指使啊？啊，否则的话怎么这么多人敢抵触啊？谁指使啊？前线的人应该不会主动这么干，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那希特勒正晃范呢，有一份 来自这个陆军司令部的备忘录被递了上来，主要内容呢，要求元首务必支持尽快进攻莫斯科的方案，啊，别想南北分兵的事儿了，因为再晚的话，是吧？冬天一到，哪儿也甭想去，呀，跟那儿咱就动排叉儿啊，希特勒看了这个会咋想？不用说，这肯定是布劳希奇跟哈尔德这俩老瘪犊子指使的，尤其是这个布劳希奇，这老怂从我上台之后就没给我顺气儿过。 这次哪能轻易的放过你啊？希特先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向前线发布命令：最高统帅部命令中央集团军群暂缓攻击莫斯科，保持守势与苏军对峙，所部兵力将进行调整，务必确保乌克兰战场主动权。这还没完，公家的事儿处理完了，该报私仇了。希特勒用骂人的语气口述了一份训令，是吧？直接传递到陆军总部。这封信。 把陆军总部描述成为维护各集团军特殊利益的集中营，并且指责布劳西奇指挥无能、思想保守，这封信就跟炸弹似的。那震撼效果有多大呢？据说布劳西奇元帅看过之后，直接就吃了两粒硝酸甘油啊，差点就没歪过去。他知道小胡子心狠手辣，下一次说不定就把我送集中营了。 我堂堂普鲁士贵族，哪能受你个维也纳流浪汉这种羞辱，是吧？把我折磨死无所谓，传出去我这几辈子的军人荣誉，是吧？我面子往哪搁？整死是小，失节是大。哈尔德更神，吓得呀，戴着单片眼镜直接掉地上。以后有这个军史专家评论说，德军罕见的有了种打了胜仗情况下的失败情绪。 打赢了几百万苏联红军，却输给了自己的元首。几天之后，哈尔德大将心不甘情不愿，带着上谕啊，来到集团军群司令部，宣召伯克、霍特和古德里安老哥几个。这下也没啥可说了，啊奉天承运，皇帝诏约了。但是古德里安呢，提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你调动也好啊，指挥也罢。 我这兵力损耗是铁木辛哥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是吧？从开战就没给我补充过哪怕一辆新坦克。现在就算能开得动的，但是呢，在苏联极其糟糕的路况加尘土的情况下，已经把我们的发动机都废了啊！因为德国的这个坦克发动机是汽油发动机，烧汽油的。设计的时候呢，是应对欧洲湿润的平原和公路。 苏联非常干燥啊，暴土扬长，那脏的不得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硬化路面，是吧？坦克这过滤芯啊，根本就受不了，喷油嘴都堵上了。在这一点上呢，希特勒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考虑的是啊，把新坦克用来组建新的部队，尤其是被他控制的武装党卫军，省得你们这帮自以为是的老顽固，动不动就脱缰野狗，不听指挥乱冲啊。 不过经不住这个古德里安一直反应啊，希特勒格外开恩啊，赏赐了三百台坦克的发动机，是吧？你家自个儿换去吧，是吧？反正你不是还有坦克能动吗？能动接着用，打光了算啊，不能浪费资源，俺们是环保主义者，是吧？把你们耗光了。 古德里安毕竟是个直率人，他不甘心自己就这么被左右啊！八月二十三号，连夜飞到了位于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狼穴，下了飞机，先去拜访陆军总长布劳希奇元帅，啊商量一下对策，探探口风，是吧？去跟那疯子吵架，总得有个帮场子吧？自己孤军奋战，多弱势啊！啊！但是见到这个布劳希奇元帅之后，布帅第一句话就是：“小古啊。” 莫斯科的事儿你就甭想了，向南方进军的命令已经传达下去了啊！现在呀，就是怎么个执行的问题了。你现在去触那个眉头，不是自找没趣儿吗？啊，那蛇精病啥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古德里安说：“那哪成啊？是吧？我千里迢迢飞过来，不说这事，我来干嘛？你又不给我报差旅费。”那布劳西奇说：“那行吧，既然你也来了，咱就去见一下吧，是吧？但是呢，你千万别提这个。” 莫斯科的事儿啊，所以古德里安穿戴整齐，就问这个布帅大帅：“您陪我去吗？”保劳西西说：“我算了吧，是吧？我心脏病发作，我死那儿怎么办？现在硝酸甘油都不管用了，得吃速效救心丸，那玩意儿还没有医保啊！你自个儿去吧。”啊！一进会议室，古德里安傻眼了，满屋都是希特勒的亲知近派啊，副手他的副官施蒙特上校。 最高统帅部的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大将，啊，老哥俩，陆军司令部的一个人没来，就连之前电话里说能陪着一起来的哈尔德大将，也不知道上哪猫着去了。古德里安这个时候心里这个恨呐，你们这帮王八蛋啊到这个时候把我一人给卖了。但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啊，而且也没啥心气儿再提莫斯科的事了，是吧？仅仅做了些战情汇报，草草汇报完毕，敬个礼，准备离开。 希特勒哪能轻易放你走啊？是吧？来都来了啊，这个到嘴的肥肉是吧？还不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那所以希特勒就随口问了一句，是吧？战况我都知道了，但是我听那个谁说，你对莫斯科跟基辅的事儿有自个儿的见解是吧？啊，方便的话呢，你可以说一下。古德里安心里咯噔一下，那个谁真够讨厌的啊！不陪我来，还把我卖了。 啊！但是毕竟古德里安是军人，血气方刚。既然你小子问了，我也就豁出去了。古德里安就话匣子跟泄洪一般啊，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说出来，意见都说了。中间呢也有一些个抱怨啊。希特勒耐心听完了不说话啊。古德里安心里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丝幻觉啊，觉得元首可能被自己游说动了。但是古德里安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sometimes I y o 是吧？希特勒突然站起来，用力砸着桌子，看着古德里安，大声的、深沉的、颤抖着啊，字斟句酌的说：“这就是你，这就是我的将军。你除了会打仗，对军事经济学一无所知。”这个时候，希特勒身边的这些萌宠军官纷纷圆场啊。 安慰古德里安啊，并且给希特勒站台啊。古德说：“哎，你赶紧撤，赶紧撤，别古德里安了。”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赶紧走，赶紧走。那 Good evening，啊，你赶紧上别地儿鼓去吧，是吧？古德里安在后来回忆录中写道：“啊，最高统帅部的人的表现，真正让我体会到了当军人的羞耻。事已至此，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辩驳的了啊。这么一来，分兵计划是尘埃落定啊。这场争辩。” 也意味着以陆军司令部为代表的军官团影响力彻底衰落。从此之后，德国武装力量唯希特勒一个人马首是瞻。这个前一战下士做梦都想不到，真有这么一天可以号令一个国家的军队，而且是号称拥有国家的军队的德军。此时，在中央战场，苏德两军基本上处于一种相持状态。 霍特跟古德里安两把尖刀分别开赴列宁格勒与基辅，那咱们呢啊也就根据这个节点，把中央战场呢先放一放，然后划分两头说一说另外两个战场的情况。北边的列宁格勒是如何苦苦支撑了九百天，始终没有被德军攻陷的？ 南方史上最大的基辅围歼战又是怎么上演的？呃，这绝对是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同样的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